比赛画面中，包子入侵宛如刚上场时一样，依旧那么精神抖擞，和林毅的万剑归一周旋，时不时闪出一个怪招，被林毅波澜不惊的接下。但是，仅此而已，场上的局面并没有因此得到改观。林毅牢牢地掌握着局面，要不怎么会连普通观众都这么早就认定这局比赛的输赢呢？ 小杰看着这场面笑了笑，是挺顽强的，他说着。叶修说：“顽强？那你可就误会了，他并不是在顽强，因为他心底根本还没开始考虑放弃还是坚持之类的问题，他只是在继续遵循着他的节奏罢了。”我不否认目前是林毅掌握着局面，但是要说输赢，现在为时尚早。小杰笑了笑。 一脸不屑争辩的表情，显然在他看来，叶修只是自欺欺人罢了。这样的局面，还说输赢尚早。小杰的目光转回比赛画面，就在屏上，包子入侵又是一个无理怪招，一个强力吸袭，猛然朝着万剑归一撞去时，林毅操纵着万剑归一朝旁从容的一闪，蓄势就待反击。 谁想从他身边掠过的包子入侵，在这时突然脑袋一转，冲着万界归一就是一声厉喝。流氓技能，恐吓。恐吓并无直接伤害，属于精神系的状态类技能，效果是降低目标的攻击力。精神系技能无法闪避，只能通过一些相应的抵抗技能。 或是精神属性所决定的精神抗性来抵消或是消减这类技能的效果。从这技能的特点和作用可以看出，包子在此时突然来了一个恐吓，多少就有些莫名了。就算是准备和对方火拼换血，措手不及地降一下对方攻击力，但配合这一个被闪开的强力吸袭，目标是中的恐吓了。 但他自己因为强力吸袭的惯性，接着飞出去。万剑归一攻击力是降低了，但又不是不能动。此时依然继续着他准备好的反击，一个迎风一刀斩就追着包子入侵的身后斩了过来。包子的反应虽快，但这一记迎风一刀斩，林毅拿捏的恰到好处，准确命中。包子入侵被劈的朝旁一个滑步。 林毅的万剑归一立时三段斩闪出，连追带砍。谁想刚刚划开的包子入侵刚一停稳，身子就朝万剑归一这边一个急速的反弹。林毅一愣，结果就见一道剑光已经朝他闪来，赫然也是一记迎风一刀斩，居然从包子入侵这个流氓手中施展出来。 三段斩的攻击判定完全无法和迎风一刀斩相抗衡，被截停了冲势不说，万剑归一顿时也被斩出了一个趔趄。现场一片哗然，反应迟钝点的还在纳闷包子入侵到底什么职业，怎么也搞个迎风一刀斩出来？反应机敏点的却已经立刻想到了包子这次更新中新增的那个技能。 以牙还牙，以牙还牙状态类技能，在受到攻击伤害时消失，但是会让角色记住该技能，并出现在角色的技能列表中。该技能效果使用次数以以牙还牙技能等界决定，使用该技能时消耗的法力将是原技能消耗的二倍。很显然。 方才的包子入侵身上开启了以牙还牙状态，所以当被迎风一刀斩击中时，就记住这一技能，反手就还给了对手。但是这样一看，问题就又出来了：用了以牙还牙，结果又开了恐吓，然后又偷了恐吓状态下的对方攻击技能。 如此一来，包子入侵得到的这个迎风一刀斩就是被恐吓后的威力下降的，反手一击效果倒是不错，但是之前那个恐吓就更加让人莫名其妙了。但是即便如此，凭借这个偷来的让林毅措手不及的迎风一刀斩，包子抢到一次反击的机会，正在发动猛攻。星星粉丝团顿时来了精神。 高呼着包子的大名，各种呐喊助威。但在兴欣的选手席上，孙哲平却是皱了皱眉头。他还在回味方才的那一幕。正巧这时，电子转播屏上给出了包子方才那一击的回放。又看过一遍后，孙哲平凑到了叶修身边：“如果没有那个恐吓的话，那一记迎风一刀斩会更快。” 冲击力会更强，会在包子入侵强力吸西落地前期中他，这样就是浮空攻击，它会被击飞的较远，而且需要瘦身操作，这样再用迎风一刀斩的话，可能就不会再有现在这样的效果了。所以那个家伙，不要问我他是不是有意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叶修说，而这就是包子脱线打法的可怕之处。 一个出人意料的操作，有可能是完全的废招，但也有可能是一个精妙的关键。当成为废招时，你可以肆意的去嘲笑；可是，当成为一个关键时，就会成为决定性的闪光点。而这种闪光点会让人防不胜防，强如孙哲平都需要在事后琢磨。比赛中呢稍纵即逝的一刻，又有几人可以瞬间把握到这种微妙？ 包子一波反击，让萧杰的脸色难看了几分。但是林毅到底还是一个相当稳健的选手，很快他就撑过了包子的反击，重新掌控住了局面。包子的这一波反击看起来就好像垂死挣扎一般，肖杰松了口气，略有些得意的又朝星星这边撇了起来。看到叶修也转头相迎，立刻笑道：“ <laughs> 确实能给人意外啊。” 叶修笑，哼，所以你才会觉得他特别有意思吧？是的，小姐点了点头。结果就听到场馆里突然发出一声惊呼，小姐连忙扭头，结果就见林毅的万剑归一正被包子入侵按翻在地，一通霸王连拳打得鼻青脸肿。怎么回事？小姐大惊，刚刚稳住的局面怎么突然间又起变化了？ 电子屏上正巧给出了方才那一瞬的回放。强力吸袭，又是强力吸袭，而这一次双方距离本是近在咫尺，离异的万剑归一正在连击，正使到一个逆风刺，近在身前的包子入侵却突然暴起，来了一个强力吸袭，逆风刺的剑圈从包子入侵身上削出连串的雪花。 但包子入侵就这样硬生生的撞破了剑圈，跟着直接一个霸王连拳，半空中把万剑归一掀到地上，随即就有了眼下的这一幕。小姐有些呆住了。要说垂死挣扎的话，挣扎一次就差不多了，哪有人临死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垂死挣扎没完没了的？这样挣扎的话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：这人。 他死不了。难道胜负真的言之过早？小姐心中这个念头闪过，却不敢接受。论装备，他们强；论选手，也是他们稳；论场上局面，他们一直占优。就论两个角色当前的生命，刚刚垂死挣扎了两下的包子入侵，也并没有扳回多少。 迎风一刀斩，那也要先中招才能偷到逆风刺，刚刚的包子入侵也是吃了个全套。这技能的伤害也是相当可观的，再加上之前灵异局面占优下的压制，万剑归一此时血线领先，包子入侵依然有一半。难道真的还能被这家伙给翻盘了不成？不可能，绝无可能。 此时的萧杰哪里还顾得上去冲星星那边露出他优越满满的微笑啊！死盯着屏幕，眼瞅着己方还领先这一截，却不由自主地慌张起来。萧杰的慌张还是非常值得的。接下来的比赛，包子居然真的一点一点开始逆转，稳健的林毅似乎已经有些控制不住场面。 包子每每出现跳脱的时候，总能给他的万剑归一造成杀伤，虽然他也能时不时的给予反击，但是显然并不如包子的攻势来的效率。萧杰的神情越来越不镇定了，眼中甚至出现了一些愤怒，看起来是对林毅的表现相当不满。只可惜他的这种愤怒无法传达到场上，两个角色的血线逼近。 逼近，逼近，一点一点的逼近。终于，在双方各有百分之八生命的时候，完全追成了平手。雄心粉丝团已经完全疯狂了，拿着手里一切可以用来敲打的东西，敲打着一切可以制造出噪音的东西，更在田七有组织的指挥下抑扬顿挫的叫着包子。包子没有让他们失望。 而林毅的表现，相比起开局时的表现，却渐渐的开始让人感到失望。诛仙的粉丝团还在为他们的队长加油，可是当包子入侵的血线以百分之五领先百分之三的万剑归一时，他们真的有些坐不住。那么好的局面，居然都可以打丢了。不过，无论百分之五还是百分之三的生命值，都在一波带走的范围内。 比赛到了这一步，就看谁能把握到最后的机会了。双方的粉丝、双方的选手都已经站了起来，死盯着屏幕上的比赛。包子入侵。最后一刻闪光的又是包子入侵，又是一次违背常规的怪异操作，再次帮他捕捉到的战机。只有百分之三生命的万剑归一，终于无法撑到下一次机会的来临。 擂台赛第一局，包子入侵胜出。哦！星星粉丝团一片欢腾，选手们也是击掌相庆。诛仙那边多少有些黯然，不过这是擂台赛，打到对方只剩百分之五的生命落败，从整体形势上来说也不算有多糟糕。即便如此，诛仙的队长林毅从场上下来时。 却也遭到了老板消极严厉的训斥。怎么打的你？那样的优势局面，居然还会被对手翻盘？你这个样子，怎么给其他队友做出榜样？啊对不起。林毅的脸上带着一丝疲惫，却也只能默默承受着老板的怒火。